嗯，这天气不冷。嗯，来到中国为什么不冷呢？大家冷吗？คนไทย。 걸 กรรมฐาน，ไม่ใช่มาเรื่อง佛陀讲的法是属于啊全世界全人类啊，是属于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啊。我来到中国啊，就是来把真理啊，佛陀讲的法告诉大家。 不是为别的。每个人都有身和心，也有决心。每个人都有决心。 有觉性的人就像同一个人一样。那不管是做手部动作，还是清醒，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动作，其实它都是一回事，就是大家都要觉知。 都要有觉性的去动。觉性是一个觉性，迷也是同样的，也是一个迷，你也迷，我也迷，他也迷，谁都迷。 每一个人都会迷失在自己的烦恼念头中啊。那么每个人都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有觉醒，都有觉知。当你觉知到自己的时候啊，那一面迷失就消失了。

时时刻刻保持决心，让自己的心时时刻刻有决心啊！不要自己骗自己啊！不要去造作啊！老老实实的、实实在在的有决心啊！ 不要因为自己的啊苦啊而苦，不要因为自己的乐啊而乐啊，不要让所有的烦恼啊分别执着妄念变成我们的苦啊，那么。 让自己的行住坐卧、屈伸、补养都有决心。就那个，到明年，我就没有干建筑，就没有设计建筑，就干那个公路的土。 那么，从今以后，不要让这个身啊再迷了，不要让这个心再迷了。啊，这是最后一次迷，这是最后一次苦。 สนุกนะเวลามันหลงสนุกเอย่าหลงเป็นรูปมันดีมันชอบอยู่ได้ชอบแล้วถูกต้องแล้วถ้ามันหลงมันรู้ทุกตัวนั่นมันดีมันเรื่องที่ดีถ้ามันโกรธก็เกย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จักตัวนั่นเป็นเรื่องดีที่สุดแล้วดรือวยสนุกเปลี่ยนรั่วเป็นดีเปลี่ยนดีเป็นถูกเปลี่ยนทุกเป็นไม่ทุกเ์อย่าง 修行是一件啊很好玩的事情啊！当你把你的苦变成了觉醒啊，当你把你的烦恼变成了觉醒，当你把你的所有的分别执着啊、贪嗔痴都变成了知道看见啊，你会觉得很好玩、很自在、很开心。 因为你走在正路上。ทำ้มใหม่มันอาจะง่ายที่จะหลง ถ้าเวลาใดมันหลง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ต่อไปจะง่ายที่จะรู้ทำให้ใหม่ง่ายที่จะหลงต่อไปง่ายที่จะรู้มันเป็นถ้าทำให้มันเป็นถ้าทำไม่เป็นก็หลงอยู่นั้นตลอดไป 那么我们初学的时候呢，大家很容易迷，很容易迷。那么练习一段时间呢，你发现你很容易看见，很容易知道。 那么，讲了这么多天了啊，不是让你啊背下来、记下来或者写下来啊，是让你知道，是让你真的会做，真的会去。 把所有的啊烦恼啊苦啊啊都贪嗔痴啊都把它变成决心啊，一定要会做，真的会做。 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什么是啊修行？ 什么是修皮骨身呢？啊，就是彻底的从你的贪嗔痴中解脱出来，啊，彻底的啊，从一切的让我们苦的东西中解脱出来。 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เคยทำเรื่องนี้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ก็เป็นสามัญชน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ราเคยปวดเคยโรคเคยทุกข์ต่อมาฝึกหัดมันก็หมดไปจึงกระตือรือร้นสอนเรื่องนี้ จนถึงทุกวันนี้西藏的王子呢，他也是一个人，也跟我们一样， 有眼睛，有鼻子，有手，有脚，有身，有心，他也一样会烦恼，一样有贪嗔痴，跟我们都一样。那佛陀当年啊，就是这样，像我们现在练习的这样，不断的看自己，认清自己，保持觉性啊，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觉知力啊，就是这样，佛陀。 王啊，释迦的王子才变成了佛陀。那我们也一样。所以，我们他呢，就要把这些，开善心，要包容，开明心，定。就像红绿灯，万事万物，就像红。 那么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呢，啊，障碍是一定有的啊，那大家一定要跟觉性在一起啊，跟觉性在一起，什么发生？ 一定要跟觉心在一起。กายไม่มีใคร，จิตใจไม่มีใคร，นั่นเรียกว่าอริยบุคคล。อริยคือคนที่มีทุกทุกไม่มีธาตุสิ่งตัวที่มีทุกไม่มีธาตุสิ่งตัวจิตใจเรียกว่าอริยบุคคล。那么我们这个身和心啊，经过一番。 苦功夫的练习以后啊，再也不会啊迷了，那么啊，再也不会苦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叫啊，我们讲的凡夫与圣者之间的区别。 一位不平凡的修行人，一位正道果位的修行人，啊，他会看到身啊是一个假的身，心是一个假的心，他不会对他的身和心。 像我们这样非常的执着，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ยนี่เกิดได้หลายภพหลายชาติ มีทางที่เกิดกับกายได้เยอะ ตั้งแต่เอาการไปเป็นตัวเป็นตนสุขก็คือกูทุกข์ก็คือกูเจ็บไข้ได้ป่วยคือตัวคือตนตนเป็นผู้เจ็บ 那萨迦耶喜喜念，能结就啊，拉上โย可尼得萨迦耶喜喜念，没有啊，没有可能归于本尊啊。那么啊，这样的修行人呢啊，他们知道身不是自己的啊，心不是我的啊，物更不是我的啊，他们会。 在很短的、很快的，甚至是同时的啊，就看到，就看破，就看透。 就从这个苦变成不苦，变成看见；就从这个啊生病啊、生老病死这些疼痛啊里面啊跳脱出来，把它变成不疼不痛啊。那么不是我在哭。 不是我在疼痛，啊，没有我，是无我的，啊，更不要提我执我大了。阿弥陀佛，常感恩啊！那个，被他关住，被鸟鸟在前面等住，门锁关，没辙。 ไม่ยึดถือว่าเป็นเราเป็นสุขเราเป็นทุกข์โหนี่มันเปลี่ยนไปได้ดวงสกายาทิฏฐิวิจิติสาสีลมัตตบปรมาภาษาของสัพพมานะสักายทิฏฐิไม่ยึดอใจถือตนมันเยพ้นจากภาษาให้รู้พูดยังไงแปลไปแล้ว 的转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啊。那么我们练习，也跟每一位，不管是佛陀，还是每一位菩萨，啊，每一位修行人，都是这样在练习的。那么啊，如果你真的有决心，真的跟自己在一起的话，啊，刚才讲过了，是没有我执我他啊，一点慢心。 都没有的。อันนี้บางทีมันภาษาเนี่ยภาษา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ภาษาเรา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ราสมมติมาพูดกันเช่นคนรู้สึกตัวเนี่ย ภาษาไทยระหว่างรู้จิตตัว ภาษาบาลีระหว่างสติสำกัญญาแต่ภาษาจิตยังรู้กันไม่รู้。觉知，嗯嗯，我们讲的是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属于啊全世界全人类的。那么啊用泰国泰文的啊很通俗的话讲就是。 刚才他讲是如是多，就是我们讲的觉知。如果在巴黎文里面呢，那就是啊 s a t i s a i 就是觉性，啊，它们是一个东西。然后长老问我说：“那中文是什么呢？”我就跟他说是觉知。 我曾经去美国，啊，去教授斗中禅。大家去过美国吗？纽约？嗯，在纽约，啊，但是啊，组织啊，修行斗中禅的人还是中国人，是华人。 啊，三个啊，阿维，阿维，阿维，第三个又是，又是，又是，啊，三个里头啊，十天，整天呀，能看多少？那英文呢？觉知就是，好，刚才他儿子说，阿维，我我也不知道，阿维，阿维，阿维，嗯，就是这样子，啊。 嗯，那泰文呢是《啊罗森多》，英文呢是《阿》，中国呢啊，有中国的语言。其实呢，我们大家不要再执着啊，这个语言和冥想上，它是一个东西。你现在知道了吗？我说的是什么？啊 ระยังคนก็เอกจิตใจ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วัดใจเครื่องวัดปกติถ้าหลงหลงนิดหน่อย สมมติว่าปกติ มาตรฐานของชีวิต ไม่เป็นไรเขาเนินทางไม่เป็นไรเขาสรรเสริญไม่เป็นไร ถ้าอายุบุคคลขั้นต้นตั้งแต่พระโสดาบันเขาเนินทาง เสยใจนิดหน่อยก็เราสันเสริญดีใจนิดหน่อยไม่ถึงร้อยไม่ถึงร้อยนะ那啊，一个啊，那不管ดีใจเจ็ดสิบห้าเปอร์เซ็นเสียใจเจ็ดห้า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จะหมดความสุขเราขึ้นมาปกติได้ค่ะ 我们讲的凡夫跟圣者不同的在哪儿呢？啊，刚才张老做这样的动作，他说，一个真正有决心的人，啊，一个啊人修的好不好，有没有啊修行，有没有德恨，从哪里啊来衡量呢？从他的心来衡量，啊，一个。 真正的圣者。 那呃，刚才讲啊，是这样的，对吗？这个就是啊，如如不动的，不动的。那么上来呢，在南传讲，的就是啊，一共四个啊，四个位置，四个果位嘛，就是中间就是如如不动，是最棒的成就的人。那么上来就大概百分之二十五。 那百分之二十五就是啊乐的百分之二十五，苦的百分之二十五，人都是这样，一好一乐大概百分之二十五，啊苦的百分之二十五，那么再上来呢啊，它有那个名词叫什什么果什么什么果，啊，我就是不不喜欢去背那个东西啊什么虚虚虚虚就是。 什么什么的哈，大家就明白这个意思就好。那那最棒的就是不动的，是一条平的线。啊，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写在外面。那么在接下来就是啊，二十五，开心二十五，苦二十五。再接下来就是五十，五十，五十。啊，再下来就是七十五，七十五。啊，我们呢是一百，一百。 开心就这样，伤心就这样啊。那么修的棒的就七十五，七十五，然后再下来再进步的就五十，五十。上来是开心乐的啊，下来是苦的，啊。那么再棒的就是二十五，二十五。那成就的人是如如不动。长老讲这个就是说，是用心的质量。 来衡量一个人修行的好坏，不是其他的。来，第二遍。嗯。来。阿难迦弥，尊尊，阿难迦弥，念念，日日念念，日日念念，念成阿难迦弥，念念，没完没了。 那么，嗯，刚才我们讲的二十五的那个叫什么？二十五的，不是，跟阿号男差一个，大家明白意思就好了哈。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那长老讲就是说，人家赞叹他，他就一点点，有一点点的开心；啊，人家啊骂他，他就一点点。 一点点，二十，那我们都一百、一百。菩萨们放下阿难，恭敬，阿阇黎，没见了阿阇黎，这是的 就跟佛菩萨是一样的，然后他讲，阿罗汉就是这样，跟佛陀一样，如不动的。龙没得

就像啊，我们拿啊一个，比如说拿一个树枝啊，把它插到水里面，想在水里面画一条线。当你把这个树枝拿出来的时候，水里面有线吗？就是这样。没结婚的，没结婚的，没结婚的。 <laughs> 那凡夫呢？就是拿这个树枝在土地上画表现。嗯，只要苦一来，我们就回到当下。 觉性觉知啊，只要啊疼痛一来，我们就回到当下，的觉性觉知，就像在水里面画一条线，永远不会有一条线，我们都是回到觉性上。那么凡夫就是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画线，在。 土地上画线，还在石头上面画线。ปฏิบัติตรง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ปตรงปฏิบัติอทุกหมดไปแล้วคงหลงหมดไปแล้วเกิดจากสัตธรรมนี้ที่ว่าสาสมเกิดใ้ทุกคนไม่มีเพศมีแบบผูญิ 每一位成就的人啊，就是啊，这样在练习，的，像我们这样每天在练习，每个人都能做到，男的能做到，女的能做到。啊，那么不成就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每天都在画那条线，每天都在。 苦与乐之间，执着分别。啊，没讲的，很多因，他不叫你的话，他阿耶不困惑，不分别。那那，你这个人心里没苦相，他不叫你的话，他阿耶不困惑。佛陀时代啊，有很多民众啊，一样修行。 一样证到罗汉果啊，一样可以成就。那么，不是说只有男的才能修行，谁都能修行，连小孩子都一样可以修行。 这就是真理。真理啊，是不分国籍、宗教、年龄、性别的。 是每个人都能找到的。人，难怪啥比较绝大，绝大一个老人狗，มันไม่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เลย ไม่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เลยคนโกรธมันเป็นสิ่งที่ผิดที่ถูกหยุดมันสอไม่ต้องโกรธมันถูกต้องที่สุด ให้มันเย็นนะฉันคนโกรธมันเย็นลงเรียกว่าสิ่งใดที่เย็นลงก็ว่านี้ทานนะทานไปวันน้องเอาว่าวางไว้ให้มันเย็น เย็นแล้วไม่มีพิษในใคร จิตใจที่มันเย็น เย็นเย็นเย็นจากอารมณ์ที่เล่าร้อนนี่เรียกว่าเขาชอบ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เอนกับนิพพานได้ช้างมันลด พระช่างมั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สอนให้มันหม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ช่างนิพพานมาประโยชน์สอนให้มันหยุ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มานิพพานข้าวร้อนกินไม่ได้เอาข้าวเย็นก่อนกินได้ข้าวเนี่ยคนนิพพานคนเย็นจากควโลภโกรธ那凡夫跟圣者啊，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迷，一个悟。 啊，只有这种区别，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这世间呢，没有那么多种类的人。那么世间就是把人分成很多种。那么在我这儿呢，啊，或者说啊，佛陀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啊，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迷的，一种就是悟的。世间只有两种人。那么我们现在啊，就是要把所有的迷的变成知道。 看见，就是这样不断的看见，不断的看见，看见自己的每一面心啊，每一个贪嗔痴爱的欲望啊，看清楚自己。切别切别空过，切别空过，可以切别空过，八年不落。

像熊熊燃烧的火一样的，这样这样的一颗心，把它慢慢的变得清凉、清凉、清凉、清凉。嗯，那么凡夫就是每天都在燃烧，啊，陈旧的人没有火了，啊，连一点点小的火苗都没有，啊，大家都能做到，啊，所以长老说。 就连啊，一碗饭很烫，啊，那么它等它凉了，凉了一点，不是那么烫的时候，凉了一点，我们才可以拿来吃，那就叫饭涅槃。那我们人也可以啊，你像熊熊燃烧的烈火一样，当你决心时，提起你的火的啊，小。 后来剩下的只是寂寥，这就叫人涅槃。嗯，那么长老还讲到，大象也可以涅槃啊， <laughs> 所以啊，大家要掌握这一点。那么长老还问大家，有没有因为你的啊嗔心你发脾气、生气，而造成你人生中的遗憾？ 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ก็เคมีความ่ยากหรอกสมพูดเป็นสมมติบัญญัติอย่าอาศัยการพูดให้เข้าใจอริสอนให้เข้าใจสอนให้เป็นมันก็หลงนี่แหละสอน เวลาหลงเป็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ทำให้เกิดเนี่ยต้นเหตุมันอยู่ที่หลงนี่แหละลานโน้ของโอสนเป็นลาบโน้ถอดกันซำตกหลงนะถ้ามันมี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มันมี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น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มันมีความโลภเหตุมันอยู่ที่นี่เยเหตุพระเจ้าสอนเหตุผลอริสัตต์คือเหตุคือผลมันหลงมันจึงเกิดอะไรขึ้นมา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ซะ 那么，嗯，最大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啊！大家要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啊，要看到自己迷的那一面心啊，迷到对错里面，迷到好坏里面，迷到苦乐里面啊。众生就是的这样在不停的迷，然后不停的在轮回啊。所以刚才讲到说很可怜，为什么看不到自己？ 看不到自己在迷，啊，所以我们练习了，我们不可怜，啊，我们这一生真的很有意义，啊，看到自己的每一念迷，把它都变成看见、知道，啊，就这样不停的转，不停的变， พระอาสชิในปัญญทีทั้งห้าเนี่ยโซนัญญาโซนัญญาอาวาทิจนโซนัญญาปะพัทยานานามาอาสชิรู้จักไหมอ大家知道五五比丘吗？听说过吗？五比丘，五比丘都叫什么名？ 我不会叫，他就刚才数了一遍哈，五比丘的名字，嗯，嗯，大家知道听说过是吗？五比丘，嗯。啊，塔来但是来呢。佛陀。 在呃，这五位比丘，佛陀是怎么样教啊舍利佛的？大家知道吗？教舍利佛什么？大家知道吗？啊第一，第一个啊成就的是是舍利弗对吗？ 我们叫妙的。啊。哦，陈小茹啊，对不起，我犯错。嗯，第一个成就者是陈小茹是吗？那么长老讲说，大家知道吗？佛陀是怎么啊？怎么教他的？啊，就教他几句话，他就马上成就了。 ทุกสิ่งทุกสิ่งเกิดแต่เหตุจะดับก็ดับที่เหตุพระสำนักโคดมสอนอย่างนี้ เราพูดอย่างนี้ พูดทั้งนี้สารบุตรต่างสารบุตรบรรลุธรรมะ一切都是啊因，都有因和果。 如果把因啊变成好的因，就一定有好的果。就这样，啊，陈强如就真的罗汉果。 不得研究这个教，不能见到他们真正的面。嗯嗯，在泰国，啊，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那我也要告诉大家，啊，谁见到法，才是真正的见到佛。不得研究他们，不能见见。 有好的因，才有好的果。大家知道吗？大家在这里现在在种很好的因啊，因地上下功夫，在因上下一番功夫，你想果好不好呢？ 没龙，这是个恶因。阿波索呢，龙呢，thon 哆玛萨，嘿噜萨，变龙变噜萨，好嘿，嘿它变变变，变龙变噜，我们就改了，改了，改了，改了。那么以前呢，我们种的因是什么呢？就是迷。我们每天种一个迷，又种一个迷，从早迷到晚，我们种的因就是迷。 我们的果，我们感的果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一个字，苦。因为你种的因是泥，所以你感得的果就是苦。那么我们现在把啊，觉性知道看见的因种下去，你想果是什么呢？ เช่นเรลามอนหาเรื่องมาคิดเอาความคิดที่มันเกิดจากไม่ได้ตั้งใจเป็นสมุทัยเป็นนังถังคิดไปแล้วก็เปลี่ยนแล้วควรูปก็มีอยู่ในขณะเปลี่ยนเวลาทำงานหาเรื่องมาคิดในรูปสิกตัวหายใจเข้าหายใจออก这几天有没有晚上睡不着觉的？嗯，那么。 睡不着觉就是没事儿干，找事儿在那思维，在那儿打妄念。这是睡觉的时候，不是打妄念的时候。但是你发现吗？你越告诉他你睡觉，他越不睡。啊，所以我们教大家这个方法，回到当下，睡不睡都没关系，睡着或者睡不着都没关系。 我们就活在当下啊，当你的身体已经处于一个很疲劳的状态，它自然而然就睡着。啊，还有睡不着，在打妄念，还是在迷。啊，有的人白天迷，连晚上做梦都在迷。做梦前哦，你睡着前你是迷的，你睡着了一定会做梦。

那你白天就做梦，白天就迷，睁着眼睛在禅堂里面做梦在迷，晚上睡觉一定做梦，在梦里都在迷。ถ้าเราทำนี่ตอนที่เราตื่นดีๆนะตอนที่เราดับนะสติมันก็จะเข้าไปมีในตอนที่เราดับด้วย เวลาที่เราไปฝันนะสติก็จะไปตัดเรื่องที่มันฝันไปคิดนึกปรุงแต่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วามฝันก็คือความคิดในขณะที่หลับ 那么在我们入睡之前呢，大家一定不要忘了觉知。那么在入睡前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啊，有的人一个小时，啊，这样在你睡着以后，你的睡眠质量是非常好的，而且你睡的时间也不会很长。 พวกเราก็คงเคยบางทีนอนหลับหลายชั่วโมงเจ็ดแปดชั่วโมง แต่นอนไม่อิ่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นอนไปฝันไปนอนไปแล้วก็คิดไป มันนอนไม่อิ่มแต่คนที่ฝึกสติดีนะนอนแม้ไม่มาก แต่ก็จะนอนอิ่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วามฝัน มันน้อยหรือว่าไม่มีเลย那么大家有这样的吗？啊，睡了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睡起来好像没睡一样，非常的疲劳。 那是因为你白天就做梦，然后晚上你也做梦，你的睡眠质量非常不好，因为都是在妄想迷失中。นะ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ได้ทุกคนนะตั้งแต่ตื่นเดินตั้งหลับก็คือตั้งตอนนอนนะถ้าเรามีสตินะสติจะเป็นตัวคุ้มครองใหม่ๆเราสร้างสติเราฝึกสติ แต่พอฝึกไปดีแล้วสติ 那么，嗯，就说他们自愿的，啊，长期在官方里面的出家人，一般的睡眠大概都是在四五个小时。啊，那么大家每天睡几个小时都不够睡，对吗？啊，有的人晚上不够睡，白天还要睡，从早 <laughs> 一到晚。 从早梦วันนะเดี๋ยวเราเหลือเวลาในคอนนี้อีกสองวันนะอีกสองวันพยายามตั้งใจฝึกให้มันเต็มที่ เพราะว่าโอกาสที่เราจะมาเข้าคอร์สเนี่ย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ที่หาได้ยาก เราต้องพยายามตั้งใจฝึกให้มันเต็มที่有的人有点昏沉，现在大家坐直，仔细听我讲。 啊，要跟大家说的是，只剩下两天了。为什么那么快，五天就过去？只剩下两天的时间了，大家真的要提起决心，好好的珍惜这剩下的两天而已。 พยายามอยู่กับตัวเองให้มากๆ พยายามดูกายดู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ให้มากๆนะ ถ้ามันเห็นเห็นเพื่อนอยากจะไปคุยนะ ให้สังเกต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นะในใจของเรา แล้วก็ห้ามคำพูดว่าอยากไปคุยกับเขาให้อยู่กับตัวเองให้เห็น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ในใจของเรา你的觉性已经培养了五天了，是吗？你的觉知啊，已经在五天里不断的 增强了。那么你在今天是第六天，你应该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在禁语。你应该清清楚楚的，你的觉性应该告诉你，你不可以讲话，更不能交头接耳。大家珍惜最后的两天。 ไม่ได่เรื่องธรรมะนะ ไม่ได่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รู้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ในทางปฏิบัตินะบางทีไปพูดมากๆมันก็กลายเป็นความฟุ้งนะภาษาพระเรียกว่าวิปัสสนูนะ ฟุ้งในธรรมก็มีอย่าไปคิดมากอย่าไปพูดมากนะเรื่องธรรมะ你知道吗？如果最后的两天你可以好好的用心的话，说不定我们就这个禅堂里就可以修出个阿罗汉来。啊、 你说不定就在这个禅堂里，就在这两天内，我们就可以灭苦。那么啊，你知道吗？啊，在你不小心啊，觉性不够，突然冒出来一句话啊，不仅打破了自己的境遇，而且影响到别人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修行现在在一个什么状态？是进步了。 还是原地踏步啊？那么我们修行的好坏不需要啊去找别人来印证，你自己就可以印证。就连你的嘴你都管不住啊？那么看一看你的决心现在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เดินไปก็เทศธรรมะภายในใจนะคิดไปหลงไปในการเทศภายในใจคิดว่าเป็นเรื่องดีนะจริงๆการที่หลงไปเทศนะก็คือความหลงอย่างหนึ่งต้องรู้เท่าทันนะอ๋อคิดเรื่องธรรมะแล้วกลับมารู้สึกตัว คิดเรื่องธรรมะแล้วกลับมารู้สึกตัว อย่าไปเทศตามมันน大家知道“观照”这两个字吗？在我们发的书里面写的清清楚楚啊，就是 修行过程中的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关障。尊者说，这几天有一些人已经出现了关障。啊，关障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滔滔不绝的把自己修行的啊情绪啊理念，或者产生了一些对的错的。 一些在修行过程的东西，滔滔不绝的去讲给别人听，人家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也不知道，觉性提不起来，一直要讲，不讲就难受，这就是关张。那隆，它就咪双行，隆隆在行，咪咪隆在那行，咪咪在咪在咪。 你知道吗？当你的嘴巴一张开，你就处于一个彻底迷失了自己的状态。啊，你再迷，你不知道，你还在滔滔不绝的在讲。啊，不要讲。 我们马上回到当下，提起决心。我们已经练了五天了，啊，很多人都进步了。昨天啊，还有杰居士找到我，他们不仅出现了法喜，而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เออยามุ่งไม่ท้อบางทีความดีเนี่ยมันนาตนาหลมากกว่าความไม่ดี 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นเกิดขึ้นเราอยากจะสลัดมันอย่างเร็ว แต่พอมีความสุขมีความสบายอยากจะไปยึดอยากจะไปถือมันมันน่ากลัวกว่าตัวที่มันไม่ดีนะทำรู้ให้เข้าทันมัน ให้มันเร็วๆ那么大家还想继续苦下去吗？不想，没有一个人想。那么好好的珍惜这最后的两天，啊，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 好好的跟觉心在一起，好好的看自己的身和心。เราพยายามพอเรารู้เท่าทันอาการที่มันเกิดขึ้นใน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อาการที่เกิดขึ้นในจิ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พอเรารู้เท่าทัน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อยู่เหนือมันได้ อยู่เหนืออาการที่เกิดขึ้นกับกาย อยู่เหนืออาการที่เกิดขึ้นกับใจกลายเป็นผู้เห็น พอเป็นผู้เห็นนั้นแม้มี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ความโลภมีความสุขมีความทุกข์ 长老每天都教导大家：看见不要成为，看见不要跟随。来了马上知道。啊，当你啊觉醒提不起来的时候，来了你不知道。啊，那没关系，过去的五天都过去，我们现在。 再决心提起，再好好的在当下下功夫啊！不要再因因为啊觉性不够而产生的贪心、再遗憾；不要因为觉性不够没有看到自己而产生的嗔心啊、嗔恨心啊，就是爱生气啊，而让自己的生命再有遗憾。 不要再因为我们的吃，再让我们的生命中产生遗憾了。那从现在开始，从这一刻开始，提起决心，念念都觉知，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知道自己。嗯，我得听人讲呐，我父亲讲哇，听，那要去做呐，听，那要去做，不要去想，不要去想，不要去想，不要去想。 我要提醒大家啊，不要再思维了啊！长老每天都讲讲法开示，不是让大家去思维、去背、去记下来。听，只是听。讲法开示是为了让大家要学会，真的学会。 会做，真的会做啊！从自身上真的学会会做。阿波提迦，他讲这样啊，告诉啊每一位他的，弟子的，啊，我们只是能来告诉你啊的，那个人。是的，的，我们是的， 我们不可能带你修行，也不可能带你离苦啊，我们更不可能替你变成阿罗汉你必须自己老老实实的去做。นะให้เพียงตั้งใจจะทำให้มากๆนะแต่อย่าไปเครียดในการทำแต่ทำให้มันจริงๆพยายามปฏิบัติอยู่กับตัวเองให้มาก ๆ แต่อย่าเครียดเนาะทำสบายๆแต่ไม่พูด ไม่คุยกัน 那么，啊，还是这个老老实实，啊，让我们过去的不老实、不实在，都变成老老实实。老老实实什么呢？老老实实看自己的身、自己的心，啊，老老实实的看到自己的贪、嗔、痴。如果我做对了，我就会很欢喜；如果我做错了，我就会很惭愧。 ยังไม่ทำเต็มที่ เราจะคอยนึกเสียใจว่าโอ้อุตส่าห์าเข้าคอนนะไม่ได้ทำเต็มที่นะถ้าเราทำเต็มที่แล้วมันจะไม่เสียใจแม้จะยังไม่รู้ยังไม่เข้าใจแต่เราได้ทำสุ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แล้ว有的人呢啊很喜欢为自己的贪嗔痴开脱啊没关系啦嗯我可能会嗯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再为自己的贪嗔痴开脱了。刚才讲了，老老实实的看到他，知道他，但是跟着讲，不要太紧张啊，还是要放松啊。过去的那一面你已经过去了，现在马上决心提起啊，过去的那一面贪嗔痴都让它过去啊，实实在在的，老老实实的啊，在啊这两天内。 好ยกก功。แต่ก็ไม่ใช่ว่าอยากให้ทำเต็มที่แต่เฉพาะเฉพาะนี้นะเอาเรียกว่าเรามีการจะเกิดมาเป็นมนุษย์ เกิดเป็นคนนะให้ทำให้เต็มที่ทั้งชีวิตนี่แหละนะ ชีวิตนี้มันมีค่ามากได้มีโอกาสเป็นมนุษย์นี่มีค่ามากพยายามฝึกตัวเองมันเต็มที่นะ那么我们每一期啊之前啊晨曦打过的每一期啊啊都有 在七天内就进步的学员，那那么啊这样讲呢，不是要大家去啊有一个啊又产生了一个啊欲望，就是说我在这七天内一定要成就。这样讲是为了给给大家加油，给大家信心啊，每一期都有人可以做得到，那我们也能做得到，管好自己，看清自己，老老实实的跟自己在一起。 ต้องตั้งความหวังไว้เลยนะตั้งความหวังไว้เลยว่าชาตินี้นะต้องเป็นพระอริยะบุคคลให้ได้นะต้องทำตัวเองทุกน้อยลงมันได้ แต่ตั้งความหวังนะ แต่ก็ต้องเรียกว่าบริหารความคาดหวังไม่เรียกว่าเรามีเป้าหมายไว้แต่เราต้องไม่อยากจะเกินไป รู้ว่า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ชีวิตเราจะเดินถึงจุดนี้แต่ขณะที่เดินให้รู้เท่าทัน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ของเราด้วยนะ 我们啊，每一位啊都应该啊知道说，这一生这一世能闻到啊法，真的是不可思议。那么这一生这一世，你要四肢健全，可以好好的修行，更是不可思议。那么大家应该。 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这一生这一世，我一定要修出两个什么来。啊，万一下一生下一世我闻不到法怎么办呢？啊，没有人告诉我离苦的方法怎么办呢？所以，不要再让自己这一生这一世再有任何的遗憾了。啊，给大家信心，给大家加油。 我们都互相加油，但是不是去讲话哦，啊，自己给自己加油。ถ้าเราเรามีเป้าหมายที่ดี เป้าหมายที่ถูกเราจ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ป็นพระอรหันต์หรือว่าความพ้นทุกข์เนี่ยถ้าเราก็มีวิธีที่มันดีอยู่แล้วนะคือการฝึกสติเนี่ยสติปัฏฐานเนี่ยเป็นวิธีที่ตรงนะตรงที่สุดที่จ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สู่ความพ้นทุกข์ได้ เรามีเป้าหมายเรามีวิธีการเหลือแต่เรากระทำให้มัน 佛陀在世的时候也一样，佛陀啊，叫苦难的众生、苦海里的众生，叫他们来吧，来吧，到我这边来。可是大家知道吗？真正来到的很少，为什么？啊，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那么众生在苦海里的众生说：“不要，不要，我不去，我不要离苦，我就喜欢跟生老病死啊在一起。”啊，佛陀那么的慈悲啊，我们啊从泰国来到这里，也是一样的，告诉大家，提起决心来吧，来吧，彻底的从苦海里解脱出来吧。 就讲到这里，大家继续用功。最后的两天，一定要提起决心，看好。